锵锵三人行，这个今天又婷啊，包括徐老师都穿的张灯结彩， <laughs> 是对，整个想说，我今天拿到桃红色裙子，想说，因为今天要讲桃色新闻对，对，想衬托出今天这个话题的热度是吗？热度，热度。但是我们先要树立高度啊，这个我们凤凰卫视啊，对于明星的这个绯闻，众所周知嘛，我们素来都是比较这个伪君子的嘛，是吧？我们是有底线的，对吧？我们老板一直教育我们。 要分得清楚公众利益和公众欲望的区别，公众利益和公众兴趣的区别，对吧？我们要满足，我们要为了公众利益而奋斗，但是我们不是为了公众欲望和兴趣，对吗？所以过去就是说，我们这里的明星没有绯闻，是吧？不是，我们报道明星绯闻的时候，所以多年来我们的这个娱乐节目都没有广告嘛？ <laughs> 是不是没有？我不知道啊。但是我要说的是。 我们老板定的这个原则，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遇到了严峻的挑战，你守不住了。因为，在文章的这件事情上，哎，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超过了马航班机，超过了自然灾害，超过了战争新闻，超过了两会的关注度。我完全可以说啊，在这一周里啊，他就是中华民族的头等大事，头等大事。那么你说？ 这个就我跟你说，就像明星躲不开狗仔队一样，我们这个主流媒体啊，这个躲不过也躲不开这个八卦媒体啊， <laughs> 所以他们成功了。我认为八卦，这是八卦媒体成功了，成功的占据了这个中华民族头等新闻，就就是主流新闻的正版头条。问题是，是民众真有这么多兴趣呢，还是是被媒体忽悠的呢？我觉得反而相反，就是大家。 大家都指责说是媒体不对， <laughs> 是媒体炒作啊，或者是用了不正当手段去关心了别人家的家务事啊等等。但我在想，如果大家不这么看，这件事情就不会这么热啊。所以其应该是台呃民众网民们把这件事情推到了这个高度，所以是这个新闻压过了。 昆明啊，马航啊，茂名啊，这些事情还是因为别的事情不大好说哦。还有就是这两三天， <laughs> 意思不是当事人合起伙来的，而是这个里边还有某种势力在参与嘛。 <laughs> 还有就是这两三天的话的热度来说，那当然这件事情是火了，但是长期来看，我不认为民众会一直关注到他们到底呃这每一天过得到底如何。长期呢，它就变成了人家研究呃传媒的。 那些做学术的人的一个研究课题，就说曾经有一度这么一件事情被放大到这么大的一个程度，将来人家会拿出课题。眼前呢，我跟你同样的疑问呢，我在这个微博上发了一个问题，我说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么大新闻呢？不到一个小时里面五百多条回帖，嗯嗯嗯，大概三种答案。第一种是说。 他们原来演的，尤其是男的，一直是演个好男人，嗯，所以现在人家觉得不是好男人呢，就失望。 我都觉得这有点可笑，这个演什么人跟是什么人，这个这个。可是就是明星啊，你明星在卖的，除了你的实力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一半就是形象。不然我为什么找你做代言呢？你就是我为什么只找你做家电代言？我为什么找你做手表代言？因为你的形象给我的感觉是时尚，或是好爸爸，或者是某一种销售。但是得知道那是形象，不是内心啊。对，但是你演艺人员，你的形象一半不见了以后，我当然可以。 因为它就是你卖的东西啊，这个这个问题提得好，但是这个问题啊得两面说，对吧？也一面说呢，就是我早就有先见之明的说过， <laughs> 你记得吗？我老在节目里说，我说我一看见这个电视上啊，这个这个晒幸福，香港人叫晒幸福的，我就想笑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我倒不是因为别的不能啊，我是觉得父爱、母爱。 这种禽兽动物都有的感情，有什么值得去炫耀呢？对，某些明星我不知道他怎么想。当然，你很感人吧？说的眼泪都下来了。然后，包括有些夫妻俩，包括情侣一块儿走穴了，因为你们俩手拉手走红地毯呢，钱加倍。对，很多拍广告也是这样，一个人五十万，两个人三百万。没错。那么这个事情为什么我当时我就说啊？ 我说你可不晓得人事无常啊！你光是现在，你你哪知道将来会变化呢？对对吗？你你你怎么知道？你你现在是你自觉自愿的，把你的演绎不是人家强加你的，你自觉自愿的把你的本来一个专业形象，抹上了一个好家庭、好孩子、好爹、好爷爷、好奶奶的色彩，你给绑架到一块儿了。那么你说你到时候要不要承受这个报应啊？可是这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我又要说。 人对吧？难道就不能变吗？难道今天我跟又婷恋爱谈得好，我们俩在电视上讲我如何爱他，如何爱他，这怎么了？那过明年我们分手了，这不是人之常情吗？难道说因为今天我们俩在电视上说我们俩多么相爱，你们分手的时候你们俩就不是人了？你们俩就就就就就是什么人了？我觉得这也这一方面你这么理解也不对啊！凭什么不能秀恩爱啊？ 秀完了离婚凭什么不行啊？你不是全世界的人？普京，普京没离婚的时候，整天带他老婆到世界各地去，那不是离婚离婚了吗？你怎么不把普京给给给给弄那给给给给弄一下呢？ 事情又有道德的问，就是如果你要在他不是只是纯粹的分手啊、离婚啊，他是偷吃的问题吗？是小小三的问题？偷吃啊？对，是偷吃的问题。 <laughs> 对，老师第二个答案是什么？很想知道。啊，第二个答案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，他说是一种呃传媒的操控，对，是因为有些话题要让大家避开。 转转移一些，不不不是， <laughs> 现在真时髦这个。不是我我说是网民，就是那个微博 <laughs> 上回答我。第二个人就是说，因为这不能说，那不能说，所以转这个。第三。第三个呢，我觉得那个是倒是一个跟马航一样是永久的迷的。那有些人回答就是说，因为这事千家万户都发生，很多人感同身受，所以这个问题值得讨论。就是说，虽然这个事情是个案。 这是明星，他们都有他们各自的原因。你们讲了很多里边姐弟恋啊，什么什么，都都是个别的因素。但是这类的事情，再简单的说吧，就是大家觉得很好的一对，真心实意想要长相厮守的，突然中间一个有外遇了，怎么办？就这个问题，很多人就是说永远讨论不完的。所以他们从第三个角度来讲。 我倒又有点理解这个问题之所以引起这么大风，娱乐主千家万户能够能够在里边参与进去。杂志主编自己也说，他说呢，他为什么要登这个？他说他权衡过这个家庭啊，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有所爆炸性的影响？他说到最后，他发觉第一件事情，他觉得要登，第一他觉得这个对方应该可以有这个，兼就是可以掌控这件事情的能力，大家也不要小看他们，觉得他们太软弱。第二件事情是。 小三啊，就是要给全天下的男人一个教训， <laughs> 所以主编自己也有个道德观在投射到这件事情上，说这件事出来，我肯定觉得他会轰动，而这轰动就要给所有男人一个教训， <laughs> 就是娱乐已经也不娱乐了，他就是有种社会教育的成分在里面了。哎，这就是我认为这个大陆的这个狗仔队啊，他这个很宝贵的一点，他 <laughs> 跟港台有味道上是有内在气质上有一点不太一样。那个陈朝华我认识，他是个传媒人，原来是跟我们评论。 人家来往的，现在才去弄那个南都这个娱乐。呃，对，这个我还有一次跟这个陈朝华这个这个同车，我发现我当时啊，就是，哎，我当时的看法是还是很简单的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狗仔队这就是下三滥。但是他就跟我讲，他说哎呀，你可不是，那我们那儿那个小年轻的，这是他们的事业，他们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个空白， <laughs> 我们大有可为。你知道，你知道这件事让我想到什么？又听你刚才提这个道德啊，非常好。 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是个一个可喜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近来不都说中国经济起飞，道德滑坡吗？道德沦丧吗？说现在，哎，我从这次的事件当中，这次全民大讨论当中啊，我看到可不是这样，多么有道德呀！人人都在说道德呀，连狗仔队都在说道德呀。所以我说这怎么又说我们道德滑坡呢？所以，我都要修正一下我过去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道德。 我就发现这个这个怎么说呢？那个时候我说狗仔队是下三滥，现在通过事实教育，我发现呢，我应该那个什么了，就是扭转我这个偏差的看法。我这次你知道我这几天看的眼睛都红了，看了所有人的这个意见，哎，全囊括了。哦，就这两个人的事情啊，你看得过来啊？两百两百多万。 <laughs> 这这，这 <laughs> 是徐老师， <laughs> 这是我可怜的生活里仅有的一点儿。做节目很认真，做节目很认真。我就看五百多条，我都晕了。没有没有，文涛，你知道他为什么现在开始夸狗仔？你最近被跟了是吧？ <laughs> 发觉就是最近后面有人跟，赶快讲点好话，会不会他们就放过你？对，不是，我估计我讲了话这个话之后啊，他们更不会放过我。我我现在修正我的观点，全面的来讲，我跟你讲，徐老师是没错的，是这样的，我觉得啊。 如果我们这个社会每一个人都用他自己相信的道德去评价、去指责、去调查另一个人的话，就是如果每一个人都说我相信这个道德，然后我用这个道德不是要求我自己，而是看你的话，看你的一言一行的话，那么最后的结论呢，就是我们大家全体都是下三滥。 从这个角度看，应该是说相反的。如果大家愿意用这样的道德去要求自己的话，中国呢就 <laughs> 会非常的美好。给大家打去一下广告，再说下三滥啊！锵锵三人行，专说下三滥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反正哎，不不能说全体人民都是下三滥，只能说所有的人呢都在探索道德底线。嗯，其实也不单中国人，全世界的人，所有的人类对人性的理解都是有个假定，就什么叫人性呢？就说一个人做的事情。 如果是可以解释的话，那这个事情别的人也可以做。如果一个人做的事情他是不能解释的话，是解释不通的话，哪怕他是一个人在做，别的人都会感到不安，因为对人性的理解就是说，一个人可以理直气壮做这个事。比方说那个飞行员是孤狼行动，没有任何动机的把一一飞机的人带到南太平洋。这假如说真有这样的事情，那那就是一个人性课题了。所有人在登飞机的时候都看到那个。 每一架飞机的驾驾飞机师就看看你是不是会不会是这么一个？嗯，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做的事情，如果说有人说他是可以做的，那每个人都会讲，那也许我也可以做。啊。正因为如此，这个虽然两个明星跟我们距离那么远，他们赚那么多的钱，冷静地想他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，但是大家都会在想，这好像又是我们的问题。 <laughs> 对对对，你哎哎，又婷，你作为反小三协会会长，你 <laughs> 哎你怎么知道我是反小三协会会长？ <laughs> 我经常旁听啊。你怎么知道我是反小三协会会长？我只是说，第一啊，你明星要做这件事情呢，你本来就是应该要怎么讲？就是你当明星的这一天，你就别别呃，就是应该就要承认这样的一个现实。你觉得他们是做错了是吧？ 我没有，我不用说对错，但是他今天的回应好像一副就是是你逼我到绝境，不对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狗仔是你在踏入当明星的那一天，它就存在的事情，他没有说你当明星之后才发觉啊，原来有狗仔，没有，在你当明星的那一天，你就知道有狗仔充满在你社会，所以你要不要做？ 你也看过千千万万个例子在你的前面，你要不要做这件事？做做了以后，你当天就要红，就要红的跟就不就像现在这样子的情况，狗仔才会理你嘛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这是你事业的成功，狗仔才追你。这这都是他们演艺事业的一部分吧？是，包括出去抛过反驳，包括。 接下来怎么走？所以包括接下来这几天，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是参与的一份子。你回应了，其实你也就在这个这个故事当中，你就继续让他的这个剧本继续写下去了。就像我说，我觉得以为啊，这个周刊照片出来这件事就停了。一周刊每天在台湾多少这个明星的这个大事，就是照片啊什么什么，不就是每天看嘛？每个礼拜出一本， <laughs> 每个礼拜都有的周个故事。但是停在哪里这是重点。以我在。 跑新闻的，我以记者，我曾经跑过。大家曾经有一阵子是追那个叫做什么陈水扁女儿啊，陈幸妤。我们追是怎么追？我我的那个上司跟我讲说，卓若婷就每天去他上班的诊所，每一天。 早上上班、下班的时间，你就给我去堵住他，我就要看到你拍到他的画面。因为程序有时候会暴走，你也知道，他那个情绪那时候控制不好。我跟了一个礼拜，我跟你说，我就真的是每天坐在车里等他出来，等他进去，然后甚至看看他，跟他讲讲话，他都没有反应。跟了一个礼拜，我真的累了。而且我跟我讲，为什么要跟？而且没有新闻，为什么跟？因为他是新闻人物。后来那个长官就说，好，那卓有挺跟最后一天，我觉得他要爆发了。然后呢，你在啊那个，如果都没有，我们这件事就算了。 最后一天，陈星妤真的受不了了，他就对着我的镜头怒骂。哦，就心道我没有我心花怒放，不是，我心里想，我我麦拿下来，我好想叫他说，陈小姐，如果你再忍一天，这件事就过了。我意思是说。 我们这这这真的是媒体在跟你拼 EQ，你真的不应，你真的太不了解我们了。再忍一天，你因为这个事情就是你够宽大，让这件事情在你旁旁边一直来去，它也就两天三天，它就过了。你的意思说文章要要不回复这个事情？我不知道是可以不回复，它是另外一种公关，就是说，或者说你回复在第一天。 就停了呗，怎么会有第二篇的微博？怎么还有爸爸的微博？那这件剧本我不就得继续回应下去吗？据说是花了几百万的公关，哎，这个要这这可能是谣传啊。对，但是就是如果真花五百万的话，我认为这五百万呢可以有另一种用法。嗯，就这五百万他给我也行， <laughs> 你知道吗？就是有另一种用法。为什么？你看刚才又停讲啊，讲这个这个记者啊，这次我真的，他们那天。 哎，我今天本来不知道聊什么，但是有个人跟我讲，说这次啊，这个卓伟啊、陈昭华呀、谢晓啊，成名人了。对，一下我就知道谈什么话题了，你知道吧？这是，你看啊，过去我在说实在的，电电视里哈，我还回避提到这几个人的名字，出于某种顾忌。但是我现在觉得，应该让他们当名人，你明白吗？就是。 他们也被起底了，也也不是也不容易。我看了他们说，就是说说的，所以我说为什么现在狗仔队都讲道德，至少人家讲的是职业道德。哎呦，这行业也真是昼伏夜出啊，小行夜宿，而且还被收买。哎，真的是说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一定要帮别人老婆捉奸，帮全国人民捉奸捉到为止。所以我绝对认为我们应该树他们。 这个什么这个这每年不都有那个感动中国吗？哎，你应该跟那个评审委员呼吁，我跟你说，最不是中国每年都有职业道德标兵，我不是开玩笑，我说心里话，我没见过一个像他们这么敬业的记者。那真的，他们绝对应该当感动中国职业道德对职业道德标兵。真的，跟了八个月才跟到一个画面，而且我还要再说这件事情，有人说道狗仔就是不道德啊，你不应该跟拍什么。 他就在大街上， <laughs> 我只是就跟着一个人是没错，但他就在大街上，他不是说在一个饭店里面，我用针口偷拍，那可能这个我觉得有道德的问题，你已经侵涉到太隐私，他就在大街上爆了，是我就不能过于去看一眼，这其实意思是一样的，都 <laughs> 都可以正当了，就就是咱们这社社会就是这样嘛，所以我现在我看了这么多的辩论呢、争论呢，我感觉到啊。 人与人之间啊，真正的相互了解啊，靠讨论解决不了问题，只有靠什么异地而出。所以为什么我就觉得他哎，以后啊，我们应该让这些出色的新闻工作者，让这个陈朝华、谢晓、卓伟啊，让他们出名，对吧？让他们成为名人，因为成为名人了以后啊，他才有机会异地而出。比方说。 那天有个明星跟我讲，我我就听笑就说这五百万，说假如真能出这个五百万，但导演让我去广告，去完广告我再说这五百万怎么用啊？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所以我现在认为，要想互相理解，只有让明星去当狗仔队，让狗仔队去当明星，这样就异地而处。要花哎五百万，五百万重赏之下必出勇夫。嗯，你可以啊。 咱们得明星集合一切的力量，让这个八卦媒体的出名，出名之后呢，你要真有这钱，在你请啊，你请狗仔队啊，对吧？那你你去拍他们，还有他们家人一切的情况，那咱们大家平等了。可是他们的这可以吗？可是就算你拍到了这些记者的小三或什么的，他的杀伤力跟你的杀伤力还是不一样。对，那如果不一样，就是因为我们让人家成名还不够，我们必须让人家成为 <laughs> 特别的名人。 到白岩松的程度，对吧？然后再狠狠的摔下。对中国 <laughs> 这么有名的娱乐记者，哎，这也是名人呐。但是我倒是觉得很妙的是，刚才你说的是异地而处，大家现在狗仔这么，尤其是全民狗仔的一个情况，在台湾那个还鼓励你啊，拍下来寄到《苹果日报》，还送你给你钱的，就是鼓励所有民众都偷拍的。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照理说你也应该知道说，哎，我也这样过。 因为我也可能被其他人偷拍，我也可能怎么样说？你应该会对这件事情比较宽容一些，或者是骂声不那么高，但不是。明星的生活表演，嗯，他有获益，大众的这个绯闻的侦探，背后是满足公众的一些普通的道德，嗯，这个目前他们看上去是博弈，其实是双赢游戏。 你双赢了。你这话人家家里人不会同意的。对，文家里的家里的私事是另外一回事，但是你们讲的是明星跟绯闻制造工业，这个都是文化工业机器当中的一环。嗯。我正想讲的是人家家里人，我倒是不关心明星什么。嗯。因为马伊琍来做过我们的节目啊。我们的女嘉宾呢？对，我对她印象很好，非常出色的上海女人，非常。 觉得太可惜了，他这个另外那个男的我不想多评论，啊，我觉得我想讲的，透过这些他们的双赢游戏，你们越关注越吵得凶，他们不是零和游戏，不是双输，而是双赢。但是，大部分人关心的其实还是自己，在这个事情里面看到自己的人，这个才是一个最最永恒的问题。我跟你说，我我还收集那个很多很多人的材料，比比方说有个网友说了。 说说说什么，他妈女人骂也就行了。说你们这些男人哪个不偷腥？ <laughs> 他就说他那意思啊，女人骂这事儿可以，我们男人谁不知道谁自己怎么回事儿，也在这里骂啊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人说这个是谁啊？这罗罗永浩什么罗胖子，说这种事情只需要跟受到伤害的家人认错，不需要跟全世界道歉。对，将来的事业发展主要还是靠作品，等等。还有人发表评论说。 当我们谈狗仔时，别谈道德，等等等等。哎，其实我就是觉得这个社会的这个一切哈，我都能接受。我特别不能接受人们谈道德，不管是哪一方，我总觉得一。接下来为您播出《文明启示录》。真跟道德。对。明白吗？